第五十六集，林和熙神情懒散的抬眸：“我和他的关系，你看不出来吗？”谨慎思索片刻，方清明斟酌着字词道：“嗯，你和他是那种关系？哪种关系啊？”林和熙满脸稀奇：“你看不出来，我们是朋友关系？朋友关系吗？” 努力不让自己看起来太惊讶，方清明后知后觉的补救。啊，我也在想是不是朋友关系。恰逢此时，店员过来送甜品，两人的对话被打断。林和熙拿起勺子去挖碗里的芒果吃。方清明数次悄悄抬眼看他，最后还是没有忍住。你喜欢女生还是男生？ 吞下口中冰冰甜甜的芒果，林和熙有几分好笑的抬头。 <laughs> 果然，女孩子喜欢八卦是不分性格的吗？方清明面上隐隐发烫，不再准备继续打听。瞥见他脸上的神情变化，林和熙主动回答：“我现在没有交女朋友的打算，以后也不会有。”方清明顿悟：“那你会找男朋友吗？”这个说不好吧。 林和熙懒散一笑，避开喜欢的人这类比较敏感的话题。方清宁又小声问：“那，你有喜欢的类型吗？”握勺子的那只手顿住。林和熙蹙眉想了想，注意到他陷入沉思的模样，方清宁喃喃：“没有吗？”林和熙坦然道：“嗯，油虫那样的吧。”听到这个答案的那一刻。 方清明竟然丝毫不觉得意外。你不考虑尤虫吗？我们专业好几个都想追他。林和熙闻言，面露奇怪。你觉得我该考虑他？回忆起那天在美术用品店里听闻林和熙是她男朋友，尤虫怒火中烧的模样，方清明同样回以疑惑的神色。难道不应该吗？像是听到什么极其好笑的事情，林和熙直接笑出声来。 他是直男，方清明不太懂。直男不能掰弯吗？林和熙道：“掰弯直男的几率就像是天上掉馅饼。”方清明说：“万一呢？”大概是他的眼眸太过坚定，林和熙竟然真的争了片刻。回过神来以后，林和熙摇头摆手：“不可能的。”仿佛是想要告诉方清明，又像是在提醒自己。 他漫不经心的挑唇，想要掰弯直男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方清明识趣的闭嘴，没有再说话，脑中却反复回放林和熙愣住的短暂片刻。林和熙发愣出神的模样，让他回想起那天在美术用品店里，由虫看林和熙的眼神。真的不可能吗？方清明咬着勺子，长久的沉默下来。 并未注意到他在走神，林和熙又尝了甜品的黑糯米，最后评价道：“嗯，这个还不错。”骤然被他的声音拉回现实，方清明赞同的点点头：“嗯，我来说过好多次了。”他还要说什么，却见林和熙已经拿起手机开始拨电话。方清明坐在他的对面，不知道那通电话要打给谁。 只能看到林和熙在等待电话被接通的整个过程中，指尖频繁轻敲桌面的动作。大约两三秒以后，电话终于被人接起，林和熙轻敲桌面的动作骤然停下，脸上瞬间漫起明媚的笑意。方清明听见他问电话里的人：“请你吃甜品，要不要？”电话里的人大概说有事，林和熙语速极快的回答：“我可以帮你带回去。” 对方不知道说了什么，林和熙又道：“我在宿舍篮球场旁边的那条后街。”方清明收回目光，不再注意那通电话内容。期间，林和熙又和对方说了几句话，然后才笑容满面的挂掉电话。他起身去吧台前点了第三份甜品。方清明适时开口问：“你要给你朋友带吗？”林和熙道：“他自己过来拿。”方清明点点头，继而岔开话题。 两人又在店中坐了片刻，甜品店的玻璃门终于被人从外拉开，有人踩着门前清脆的风铃声走了进来。座位正对店门的方清明闻声抬头，然后愣住了。拉门进来的人是油虫。对面的林和熙已经从桌前站起来，转身朝对方走了过去，眼睛都不曾眨过。 方清明亲眼看见林和熙从店员手中接过装好的甜品，递给了尤崇。方清明缓慢地眨了一下眼睛，确定站在林和熙面前的人是尤崇没错。他没有想到，自己心中的问题这么快就有了答案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方清明望着立于门边的两人，笃定地想：电话挂掉以后。 向身旁朋友问清楚甜品店的位置，尤崇直接起身过来找他。事先没能料到，和林和熙吃甜品的人会是方清明。即便知道两人只是朋友关系，尤崇心中仍是浮起些微不悦的情绪。他接过甜品，问林和熙：“你回去吗？”林和熙诧异反问：“现在吗？”尤崇心中愈发不快，语气莫测：“你现在还不想回去？” 林和西奇怪的看他，不是你自己说你在和朋友吃夜宵吗？微微一顿，尤崇面不改色的撒谎，已经吃完了。林和西点了点头，继而又像是想起什么般，回头看向还坐在店内的方清明，我要先送他回去。尤崇不耐的拧起眉来，顺手将手中的甜品搁在桌边，他转身朝店外走去，误以为他是在生气。 林和西连甜品都忘了呢，后脚也跟着追过去。走出两步以后，再度记起方清宁的存在，又渐渐慢下脚步来。好在对方似乎并不是生气离开，只是推门出去打了一个电话。通完电话，油虫拉门回到店内，在空桌旁坐下来，对林和西道：“两分钟后走。”林和西不明所以。两分钟以后。 夏乘风拉开玻璃门走进来，径直掠过坐在门边的游虫神色冷淡的停在方清明面前。你找我什么事方清明满脸茫然的抬头。我我没找你啊。与此同时，游虫从桌边站起，先唇望向桌对面的林和熙。现在可以走了吧？隔着几张桌子的距离，林和熙低头给方清明发微信消息。得到对方的回复以后。 他也不再留下，起身跟着油虫离开了。那天晚上后来发生的事情，方清明没有在微信上对他提起过，林和熙也没有再刻意去问。周六晚上七点，大家在城南山的山脚入口处集合。台风已经离开沿海的城市带，天气再度恢复到晴朗的艳阳天。经历过一轮降温以后。 昼夜温差明显扩大，夏季与秋季在二十四小时内轮流交替。选修老师清点人数的时候，林和西从背包里拿出外套穿上。队伍中有女生带闺蜜过来，还有男生带女朋友过来。好在临时加入的人不算多，老师也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又对所有人又叮嘱一遍：“大家爬山的时候，前前后后相互多照应。” 我们要把安全摆在第一位。三十余名学生点头应下，有老师在前方带队，大家由山脚大门处进入山中。虽然此时已经天黑，山道两侧都亮着路灯，路上还会遇见其他来夜爬的人。学生们渐渐都放松下来。林和熙他们那组的速度始终保持在整支队伍的中间位置。 中途，杨卷和赵度有些体力不支，游虫叫住其他人，停在路旁休息。担心自己拖后腿，喝完水以后，杨卷想要继续走，周轩轻啧一声，伸手拽住他道：“哎，我们后面还有人，等他们追上来再走也不迟啊。”显然，其他人也赞同周轩的话，杨卷这才乖乖回到石头旁边坐下来。